锵锵三人行，今天义军啊，咱们请来一个心理学家，这个香港城市大学的岳晓东老师。啊，久仰什么？你听说过他吗？你久仰。 <laughs> 我我来之前 Google 了一下。过过 Google 在 Google 上很久仰是吧？对对。今天呢？为什么我要请个心理学家呢？因为有些心理啊，我就不太明白。嗯。是因为最近呢，这个大陆啊都在议论一件事儿。嗯。我发现我周围的人呢。 就都在猜，我也有我的猜测，但是就是说这个小女孩儿，重庆的这个在电梯里摔打孩子的这个才一岁的这个小男孩儿，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啊，这个小男孩儿幸亏啊还给抢救过来了，圆圆叫圆圆，圆圆，但是伤得非常重啊，我还发现这个里头脑子里头这种损伤，听说还要做开颅手术取这个淤淤血啊，就这个小朋友，其实呢。 我感觉上好像是，就是在电梯里摔打孩子的这个十岁小女孩的家庭，和这个一岁小男孩的家庭，都不是什么富富人家庭，都是就是民工家庭，生活很普通。他在那边小小女孩父母亲也是工人。对，哎，你知道该怎么想？就是说，他这个电梯突然这个孩子的奶奶给关在外头了。嗯。 这小女孩抓起这小男孩就打呀，然后抱到二十五楼自己家里，说是在沙发上就打这个男孩。对，然后呢，呃，就是说从二十五楼阳台，不知道是推的还是说他说是怎么就玩的时候就掉下去坠下。对，但是这个这真不敢瞎说。呃，我看网上有的人就猜疑，就是说这个一岁多的小男孩大概也有十五公斤重，那么十五公斤重，说一般现在家里的这个阳台啊得有多高？ 说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她够不够把这个小孩举起来，那么扔下去？那个言外之意是，实际是有点怀疑大人。当然，这个不可不就就不能瞎猜啊， <laughs> 这个不能瞎猜。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大家现在焦点在于很清楚，在电梯片段里看到了他在里面打那个小孩，踢他，然后摔他，这个都是全程有拍下来，这个是很肯定。你觉得是为什么？ 我我看了一些这个报道，连这个连这个外电他们都说中国被震惊了嘛，就大家被这个事情给震惊，就说小就是低龄的小孩犯这种错误，经常是因为家庭他本身的家庭就是不太幸福，他自己在这个他自己的家庭里面是受欺负的，没有这个温暖，所以心理上会有这些呃这个反应，看到比他更小的孩子，他就要去出一口气。但我想这个心理学家肯定比我们更清楚。哎，岳老师你怎么分析？好，哎谢谢。 这个 <clears throat> 首先呢，你说的对，这肯定跟家庭成长、家庭环境有关，因为小孩子这个暴力行为，他不是与生与生俱来的，他一定是后天的这个习得的，或者后天的成长环境所造成的。但是我现在看的这个问题，看的更严重的一个方面，就是说我查了一下，这个小孩子他就是这个十岁女孩的行为表现，就是从人格障障障障碍的角度来讲，已经够得上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 因为他有这个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有四有四点。嗯。第一点呢，就是他这个攻击性行为。你你看那那就是说电梯里头那个那个奶奶奶还是外婆吧，把那个小车拿出去，孩子就没拿出去就卡住了，电梯上去了。对。本来刚开始还抱那小孩给送出去没送，咵就开始打了。这攻击性行为，所以逮着一个一个目标他就攻击，这第一。第二呢，没有罪恶感，没有羞耻感。嗯。 所以这个孩子到现在为止就就就人间蒸发了，也没看这个孩子后来有什么痛哭流涕的，没有。第三呢，没有计划性，就是完全是电梯里碰着的，嗯嗯，他不是一个预谋的，就是逮着谁是谁。对。第四呢，社会适应不良，比如说他在学校里提问题，如果你听一些采访学师生讲，就说其实这四个条件就够得上是。 反社会性人格障碍，但是如果出现在一个十岁的孩子身上，他这个叫人格吗？那所以说他还没成熟，所以这是一种处形或者一种症状表现。但这个发展下去的话，这是很可怕的。但是我看到就有一个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这种反社会人格，他的年龄越低的时候，他反而表现出来的暴力程度就越高。呃， 这我倒没有观察到，不过你说的吧，就说因为这个孩子有一点是很突出的。你说那个孩子人家没犯着你，你上来就开打，而且就是说二十五楼给扔下来。现在这个父母亲当然都是为孩子说话，说这个小女孩的爸爸好像是就说呀，说这是我女儿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 <laughs> 说大概他他他父亲我估计也是从哪来说这个小男孩是不是冲他女儿做鬼脸了？ 他女儿不喜欢这小男孩冲他做鬼脸就在电梯里这这这这更加会造造成这个李天一现象。李天一之所以变成李天一，就是家长教纵的，有了错不罚，有错不罚等于变相的鼓励。所以这个这个父亲这么说是很坏。父母亲应该罚这个父母亲，就说在这个层面来讲，现在我们看到都父母是不断辩解。 当然，他们也做出了就是赔偿的举动，他没有道歉，没有拉着小女孩来道歉，那就等于是把小女孩掩盖住了。这就是弄新疆去了啊，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在那儿也待不住，大家都那个人肉搜索嘛，都根就是根据就是都能够查到他们是去哪儿。他们本来说去新疆要做一个心理评估，但是也做不下去了，就回来了又。 所以我看那个就是那个公安大学那个那个教授那个李玫瑾，那研究犯罪心理学的，他说一个什么呢？他说根据国外的这个有关研究啊，就是这种你说的这种暴力行为、反社会行为啊，在这个孩子身上啊，出现的年龄越早，嗯，他今后的复发率也越高，就是对。所以他说，你看我们的公安局说这是未成年人啊，就不处理了，那也当然就不刑责，对吧？但是他说就不能不管呢。 你这个得有别的这个社会工具去，你这个孩子将来他如果真的是像你说的这样，有一些反社会的这些因子的话呀，那么他可能将来会再犯。那个在英国九三年的时候出就是有过一个非常。 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两个坏男孩，他们就是，呃十也是十岁吧，他们把一个两岁的小男孩从一个商店里面给拐出去，然后就虐打致死，把两节电池就塞到他的那个直肠里面，说他看不像，就看他会不会像电动玩具一样去跳舞，结果小孩就死了。这两个男孩当时也因为是是未成年人，那么媒体不能去透露他们的名字，就说是 A 和 B，然后呢，但是都有人会去搜，然后都会去搜他们，然后出狱以后呢。 也不是出狱吧，当时也是被这个，就是反正是给看管起来，就有一段时间。那个出来以后呢，也是受到警察的这个保护，因为他们是未成年人。但是当中有一个男孩，过了大概有个五六年以后，他又犯案，他就变成一个，呃，叫就是软就是软童那种性质。呃，软童。他又被抓起来。那这样一件事情，大家就觉得很就是很震惊。那未成年人，我们该怎么办？你一个方面你要去。 保护他。另外一个方面，这种复发的几率真的很高，你拿他怎么办？嗯嗯嗯。其实这我补充一下，就刚才您说的这个英国这叫保尔森事件啊。这个保尔森是两岁的孩子，有一个叫罗伯特，有个叫乔恩，这两个人就是，就是当时就是把他活活整死了。但这个事情英方英国方面，英国法律怎么处理的？两个人判刑了，判刑判刑了，两个人判刑大大概是判了都判了这个，就是因为当时舆论压力很大，都给大家判了十年。 后来，大哥提前放出来了，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法理对吗？所他他不是你心理学上来讲，他能为自己行为负责吗？你你判罚的依据是什么呢？其实这当然说明其实在某个层，我们的法律倒是很仁慈的了。这个事情在英国，他是最后最后是给了法律的这个这个惩罚。那您说的是后来的后，那是后话了啊。所以现在这法律怎么？ 处理呢，这是一个法学的概念，在讨论。但是眼下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这个小女孩所表现出的问题，特别是两件事情，让人看的是非常的这个呃不可忍受的。就第一，她没有没有感觉，她有罪恶感，嗯，就是内疚感。第二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她做完之后呢，她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计划性，就是逮着机会就做。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 啊！现在家长是极力掩盖，说孩子你将来别犯，但是你这个孩子他没不能够给他足够的这惩罚的话，那将来他他可能就像刚才你说的，他还会有再犯的，机会，因为他控制他这个情绪管理的问题，或者他是一个习惯养成的问题。这个让人想起那个情况啊，都这个瘆得慌啊！我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看这个新华社就讲啊，说他们那个区啊，什么宣传部一个一个人讲，因为这事儿大家都在这个骂嘛，都在问嘛，就是说，呃，我们也没隐瞒什么真情，说这个也不是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隐情，他说实在是确实不知道这个小女孩是为了什么，问过他，但是怎么问就问不出个所以然，就说你为什么突然对这个孩子是一岁的小男孩就下这个手？嗯，就就，你知道，我现在觉得。 就像他们讲经济学里边啊，有一个呃，有一个争论呢，就是一种要假定这个人呢都是理性人，嗯，比如要为你所有的经济学的行为来推测，你都是假定，比如说一个人肯定是爱买便宜的东西，嗯，如果说人类不是这样，是非理性的人，就是就爱买贵的， <laughs> 是吧？对。那么可能你这个经济学研究，你你你就有些东西就会乱。那么同样呢，这个社会学啊，或者说心理学，我有时候也觉得。 也挺可怕的。其实你今天社会假装正常哈，你全是依据于啊，人基本上还是在可推测的、理性的、理性的。你比如说，为什么好莱坞拍那些叫什么丧尸的那些那些恐怖电影，到世界末日传染了某种病毒？你想想，如果说人啊，就是电梯一关门张嘴就咬的话，如果人都那变成就完全那这个社会啊，就完全不能维持。你像你这个小女孩就是这样。 对你刚说到这这个经济学的原理，我忽然想起我们经济课的老师，他就曾经说过，他说经济学理论就是什么呢？一个醉汉在在黑夜里面。 到这个马路上去找一个黑的帽子，但是他总是会到有光的地方去找，因为那是唯一能就能看得见的地方。嗯，不代表那个帽子在那儿？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所有的经济学的这个行为研究，包括是这个社会学这个行为研究，都是根据我们已知的那么一丁点儿，是，在做这个调查。是啊，我就觉得就是你说您研究心理学这么多年哈，我觉得人的心理啊，真是像大海一样深。嗯。 肯定还有些更更大的一个黑暗的部分，是咱们不能够了解的，是不是？对对，其实刚才把这个话说完了，这个小女孩呢，确实现在也没问出所以然，因为网网上也没什么报道。但她所表现出来背后的趋势是很可怕的。但如果我把这继续说，这还是个体，她只伤害一个小孩子。如果放在一个很高的人，一个皇帝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啊？有没有呢？有，东西两个时代都有。 西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叫这个尼禄，尼禄啊！三国时代东吴的这个吴国的最后的皇帝叫孙皓，这两个人都是作为一个成人，作为一个皇帝，就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就是做事完全没有罪恶感啊，随心所欲，胡作非为，最后导致灭亡。 哦，尼禄是不是那个把他自己的宫殿烧了？不不，不，把罗马烧了。啊，对他，然后他看着那个城市然后在弹琴说：“对对对对，一把火，他嫌城城市脏，修那个整理起来麻烦，就把火烧了，那就是疯了嘛。”对，疯了。然后他把他自己母亲给毒死了，就是就是做这种损失一上没有罪恶感，这种人就是放在一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的角角色上来讲，还有这种人是，所以他的国家灭亡不是偶然的。那个孙浩也是祖，就孙权的孙子。 这家伙也是胡作非为，所以当时东吴到最后，那些人盼这个晋晋国，呃晋就是等于司马炎的部队打过来，那是盼解放军呐，盼星星盼月亮，盼着解放军能够下 <laughs> 下江南啊！哎，但是你说这种人格跟什么有关？是遗传呢，还是小时候的成长啊？成更多是成长经历。 因为人格的因素是，就是除非你你要遗传的更多是有些这个病理性的，就是生物性所决定，一更人格更多是后天后天后天的成长经历所塑造的。你看这个小孩儿啊，我我我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呃，现在就有人就说这个小女孩曾经杀这个小动物啊什么的，但我觉得这个也不足为惧，因为好像啊，呃，小的时候啊。 我小的时候也折磨过这个小动物。今天我想起来啊，那个事情我都干不出来。 <laughs> 我基本上是用刑讯逼供共产党员的方法， <laughs> 在折磨这个小小昆虫，这个小动物，就就非常狠。哎，包括解剖青蛙呀，什么就就小小朋友。哎，你看啊，这说明小孩子身上有这么一种动物性的残杀的这么一种呃冲动，是吧？可是你看这个冲动，为什么我们不会转向小孩子，就转向人？ 我们施加的是这个小动物，嗯，但并没有说，嗯，就想到去这样去放在人身上，对，没有小孩时候没有这个想法，对，就所以说这个问题的严重嘛，因为一般说你你可以心动不等于行动，你心动不如行动，不等于行 <laughs> 动，不等于行动，哎，就是你想想就算了，但是这就说你你你受压，你想着去打别人，你你属于意念上的满足，但是这个小女孩她直接动手了，而且你看电梯一关就开打。 电梯不关的，就把孩子给抱出去了。就说你看，性啊，就是他其实他内心压抑了很多。 那你说，在人类人类生活当中，不是对这个同类其实也会有的，因为人类的杀婴现象其实是到很晚近的时候才没有的。嗯。各个国家它都有，就是说，也通常是一个就是男的，就是雄性的他会去杀婴，是为了，因为女的在这个这个就这个在哺乳的时候是不能去这个受孕的嘛。嗯。有的时候会想让这个女的再受孕啊什么，会出现这种呃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动物界里面就更平常了。对。所以你刚刚说这个就小孩对动物有。 其实对人也就也是有这种这种原始的东西在我们基因里面，可能是很晚进的时候才慢慢的消失掉的。就说在我们的这个潜意识里啊，嗯，是不是其实咱们的祖上也不是祖上几百万年前进化嘛，是有过这个同类相残的这种基因的。对，宫廷戏里面太多了，把一个小孩杀掉是，对。我但但是一般人不会被这种细胞或者意念不会被激活的，这是被激活了的，这绝对是个个案，嗯，不具普遍性。 所以这个孩子呢，确实他有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是跟成长经历有关的。那你说像这样的孩子是个案呢，还是说有有相当的一部分呢？其实小孩子受压，无论是这个家长还是老师压迫他，还是同学压迫他，他内心他都有很多纠结，他都会要去这个就是攻击来达到自己的宣泄。但是你要是 <coughs> 害一个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 <coughs> 你不会下得了手的。 那 <coughs> 对你要下得了手呢， <coughs> 一定是这个，一一定是就是突破了某种底线了。但是你看啊，现在都在讲什么呃受压，你看你我注意到你老用这个词儿，看来心理学上讲究这个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是吧？受压迫人必要释放和表达，对吧？可是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又觉得今天的孩子比我们那个时候娇气。嗯，你要说受压，你说。 我们小的时候， <laughs> 那个老师、家长啊， <laughs> 其实比今天粗暴。对对，你说是不是？对对对。但是怎么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就说跳楼啊，或者是就怎么着了，好像比较皮实呢，就比较比较抗造呢。嗯，也有可能是吧？我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们这个咱们那个年年年代过来的人呢，就是拳头是代表真理的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大家，你你必须要有各种样的弹性，你才能够生存。啊，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还多远一点，现在孩子就是学校里这个学校的成绩好坏决定自己的自信心。所以这个孩子学校里学习不是很好，加上家里头也可能有些压迫，所以说他他一天他很多情感垃圾很多。嗯。所以这个用弗洛伊德话来讲，他是转移释放，就是他跟他老师跟他家长没法去抗拒，他就欺负小的，欺负弱的。啊，这就是一种不是直接面对，是间接释放。哎呦。 那十岁的小孩不知道后果的是吧？你想他要，假如啊，这这这不能说，假如是他把这小孩扔到楼底下了，嗯，他这十岁的小孩就没有恐惧的。我只按理说，人我们讲人的这个成长经历，从走出自我吧，就是认知的发展。你要说小孩没有感觉，那是四五岁的孩子，他他扔下他没感觉，他他不能换位思维，他不能够同感共情，他不能站在别人角度思考问题。 他已经十岁了，他已经具初步的换位思维了。就是说，你把这孩子扔下去，你可以想象他的痛、他的苦、他的痛，应该是有这个能力了。他甚至还能什么呢？我觉得他有他的这个智谋。嗯，那老奶奶说下去找小孩儿。 他悄悄的走到另一条道上啊，他把那小孩本来是摔在那个草窠子里啊，灌木丛里，他把那小孩挪了挪，挪挪到旁边，大概是让人不大容易找，然后回去就又找这老奶奶，说哎，没找着，没找着。哎，好像我们在很多凶案里面都看到这种异常残酷跟异常冷静，好像是并存的。呃，两酷在一起嘛，一张残酷和一张冷酷，真是俩酷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现在观察，有的小女孩啊。 好像有虐待的这个东西，他喜欢啊，还挺贼，他喜欢欺负那个小男孩儿，而且你看这个小女孩啊，很小的时候你就觉得女人那种贼啊，就是就不是 <laughs> 他他他怕呀，你是不是从小受欺负？不是，我我就我在我在观察，我发现有的小女孩啊，你看她掐一个小男孩，小男孩傻傻的比她小啊，她只看大人不在，她背后掐一下，她掐一下，她喜欢这个，当然这种是很可爱的一个行为啊，但我觉得这是不是？ 这人有虐待的这种倾向，倒不是，这还是就是人的动物属性嘛。人毕竟还是动物，也就是说，他他烦恼时候，他痛痛苦的时候，他要有发泄的手段和方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小孩子来讲嘛，他攻击性打别人一下，掐别人一下，咬别人一口，那是属于人人类或者动物界最原始、最本能。女人的攻击性应该是比男人低的。对，是是吗？对。 那十岁小女孩都这样， <laughs> 我我所以说，其实但这个来讲呢，就是说一，他这个为什么我就说有这个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趋向呢？就是一般人做不出来的，就做这个事你会很纠结的，嗯，你不会，就是你已经开始懂事了，你不可能把一个孩子举着把他扔下去，你你你你你你这你做不出来的。那您觉得他是因为就是特别缺乏爱吗，还是怎么样？ 那现在很多信息就不太了解了，我很难说明是怎么回事。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他这个性格特点不是遗传的，一定是跟成长经历有关的。嗯，啊，而且就是说岳老师这意思，就是说不能放过。嗯，就是这样的孩子哈。呃，这个事情他，当然，当然现在他也已经被媒体注册了，一辈子，他他都逃不过了。就这个事情，他他也他要学会面对，在那一刻，一个跟你一点不搭界的孩子。 比你小孩子，你看他们打来踢踢踢来打去的，然后最后把二二十五楼扔下去，你图个什么？可是您觉得，就是说现在法律上都似乎是放过他，那么我们媒体应该去应该去追他吗？就大家应该去人肉他，不要放过他吗？嗯，那就是我想这个家长他怎么去思考？首先我没看到家长，接着为您播出《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